嗯嗯嗯嗯，我要买手机了。没事没事没事，我抓紧。不差我操，你鞋套当头发没没毛病，没毛病。我我等你啊。我的毛病是哪一个？

这个位置有点危险。我跟我哥刚刚走的时候，啊，你俩的位置有点危险。在是我，死吗？是我。好，的，对看你。他得不是穿着雨衣，他又收不到个啥。刚刚有一个瞬间，我跟我哥是被烫了水的。哦，坐坐坐。不给你水喝。没说手机打水。怎么又是你们呀？ 还好还好，这边写着。